姐，喂。按一下，对对，好哎，嗯，昨嗯那个昨天晚上呢一个女师兄在这进行的时候，我感觉她动作对着来了，为啥动作还没自导嘞？她做啥样的？啊。坐下。我也忘了。你认为什么是对的？我怎么感觉好像对的，应该总觉记得。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มื่อวานแก้ แก้แก้ท่าให้ผู้หญิงคนหนึ่ง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ห็นว่าถูกต้อง แต่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ยังแก้ท่าให้คนนั้นอยู่มถึงท่าผู้หญิงคนนั้นถูกอ่ะค่ะพราะเขาอาเดินเหมือนผู้หญิงคนนั้น แต่ผู้หญิงคนนั้นเป็นหนักกว่า เขาทัไมนยยังไงคะต้องเดินให้ดูนะ ึกษาเรามันก็มีข้อพักนะมีหัวเขาแต่เราก็ไม่ใช่หัวเขาเราคุณแบบยิงอะไรเสื้อดำ就是说你跟那位师兄是一样的错的你俩是一样的对ป็นแบบนใช่สบายไหม 没怎么。看起来比较僵硬，不是很舒服。เดินหัวเข่าเรามีหัวเข่าใช้หัวเข่าบ้างให้สบาย稍微连贯一点啊。不是，他说太僵硬。คือถ้าเราเดินแบบนี้เดินนานๆมันมันปวดเมื่อยอ๋อที่

有点像。对，还一个，还有一点就是不太明白，他的这个觉性，在这动作中，我们看能体会一点，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呃，你比如说，嗯，我这个看书来看的很认真。 我现在周围的一切都忘记了，那这个属不属于有决心？ตั้งใจอ่านสือเออลืมเรื่องอื่นไปหมดเลย อันนี้คือมีสติไหมคือที่จริง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มันก็เป็นสมาธิ แต่ที่จริงจิตใจเราจะจ่ออยู่กับการอ่าน แต่คราวนี้ถ้าสมมตินะ มีคนเดินผ่านไป ผ่านมา ไม่รู้เลย มี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ดังเกิดขึ้น เราไม่รู้เลย อันนี้แต่ว่ามีแต่สมาธิ แต่ไม่มีสติ แต่ถ้าอ่านอยู่ คนเดินผ่านไปก็รู้ 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ก็รู้แต่จิตใจ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บกแวกไปตรงนั้น เรียกว่ามีทั้งสติแล้วก็มีทั้งสมาธิ 一边认真的在看书，嗯，看书的过程中，没有因为那一句话，然后你一连串打了很多妄想，啊，一直在每一个字上面，啊，这样 OK。然后呢，嗯，比如说，看了一下，嗯，到时间了，是该上班了，还是该干什么，就去干应该干的事情，这样是 OK 的。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都忘了，不是这个书一直看下去，然后嗯什么都做了，班不上了，该做的事情不做了，这不是这样。还有是说，还有一种就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专注，这时候专注到一定程度，人家叫你一声吓一跳，更没有决心。嗯，就是这样是不对的，是吧？哎，还有，还有刚刚讲三点。 拍一个，你被看的时候，旁边有人走过去，知道，知道有人走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没有研究说他到底上身穿什么衣服，下身穿什么衣服，鞋子穿什么，这个倒没有。但是有人过去知道，呃呃，这个暖气的风吹出来热热的，知道，但是只是轻描淡写的知道，不是细细的去研究它。那最明显的注意力在书上。 คือที่จริงการที่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กับสิ่งที่ต้อง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สมมุติ เช่นตัวหนังสือมันมีภาษา การงานที่ต้องใช้ความคิดมาต้องใช้สมองในการคิด อั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ใช้สมมุติ ใช้สมมุติ เราเราเอาสตินี่แหละ หรือว่าเอาจิตนี่แหละ ตั้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คิดหรือว่าตั้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อ่าน อันนี้ก็คือเราตั้งใจเอาเอาจิตเนี่ย ให้มีสมาธิมีสติอยู่กับสิ่งที่สมมุตินั้น 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ใช่สติเพียวๆที่แบบ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ะ การรู้ตัวเฉยๆจริงๆมันบางทีถ้ามีสติจริงนะ มันบางทีคิดปุ๊บมันตัดปั๊บคิดปุ๊บมันตัดปั๊บแต่มันเอาไปใช้กับงานใ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ไม่ได้ตอนนั้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ใช้สมาธิเป็นตัวนำในการตั้งใจทำงาน แต่สติจะมาช่วยเวลาสมมติพอเราอ่านหนังสือปุ๊บเราฟุ้งซ่านไปเรื่องที่บ้าน อ่านหนังสือปุ๊บเรา 真的在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有些人在打坐，非常的认真啊，到了一定的状态的啊啊，我们修观的人，然后我们现在学的是修观，学皮克什纳的人。 那比如说有人喊你一声，叫你帮忙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拿个什么东西，那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应该马上从座位上好的，马上去帮忙做。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坐着很舒服，非常的舒服，打坐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在这件事情上。别人叫一声啊，比如说就是说，比如说老婆叫一声说，帮我拿个什么东西去，你就不能自己拿啊？ 你怎么那么吵啊啊吵死了啊！就是说这个修的不好，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前两天我们修的时候有个念念，不知这个对不对？我么感觉到怎么就是这个修照这个嗯，怎么感觉到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laughs> 会不会修都修的出家？了？哈哈哈！ <laughs> 有点这个念头，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没有了，放下，一直在放下，是吗？他放到，我就是他放到，没有贪嗔痴，修到出家了，我 <laughs> 这还有很多社会责任。你结婚了吗？结了。他没希望。看我们不要抱怨，他在在在抱怨，不的。 ็มีความคิดว่าปล่อยวางปล่อยวางทุกวันทุกวันปล่อยไปเรื่อยๆเดี๋ยวเรื่องปวดจะได้นะ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โลกนี้ทุกคนปวดปวดเยอะโลกนี้มันก็ไม่ใช่โลก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มีคำถามว่านะตัวเองแต่งงานหรือยังเขาบอกแต่งแล้วทุกคนก็เลยหัวเราะที่จริงปล่อยวางแบบทำงานก็ได้นะคือ กาย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กายเรา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ครอบครัว แต่จิตใจเรา คล้ายๆไม่ไปยึดติดมาก หรือว่าทำแล้วก็วางทำเสร็จแล้วก็ เช่นทำงานเสร็จวันนี้ เราก็วางตรงที่ทำงาน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ก็ไม่เอาเรื่องงานมาคิดใช่ไหมหรือว่าเรื่องที่บ้านตัวที่บ้านจะมีปัญห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ไปที่ทำงาน แล้วก็วางเรื่องที่บ้านตั้งใจทำงาน ตอนจะนอนก็วางเรื่อง ที่ทำงานในวันนี้หรือว่าเรื่องทั้งหมดใน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ไว้ แล้วก็ตั้งใจอยู่กับการหลับ อันนี้ก็คือการปล่อยวาง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ไม่ใช่ปล่อยวางว่าต้องมาบวชทุกคน不会那么容易出家的。嗯，然后刚才我也我也多问了他一句，就说你可能真的在放下想出家，有这个念头。嗯，我又问他，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都出家了咋办？ 然后他说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还舍不得他的贪嗔痴。 <laughs> 然后尊者还说你在工作中、家庭中一样可以休息，重要的是心。出家，昨天的讲，他这衣服是假的，啊，这头型也是假的，啊，重要的在这儿。然后尊者说在。 呃，家庭中啊，一样要提起决心啊，爱要适中，听懂吗？爱也要适中，啊，爱太过了也会出问题。嗯。对吗？所以，他没被忘呢。当到要นอน了，然后想工作，然后想那那那，然后就睡不着，对吗？这可是我们自己想的。所以说，尤其对孩子的爱。 如果不够走中道的话，啊，这个孩子你不会教育也好。那个，首先请你二位尊者，请请你那个李老师，说点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这几天吧，嗯，前前两天的时候啊，就是做手不动的时候比较昏沉，然后从今天开始吧，呃，也不昏沉了，就是。 然后前两天是那个精行的时候呢，是心情比较愉悦的。今天呢，就是精行还要做手部动作，我就是一种很很清静，不苦不乐、不不悲不喜、忘念忘念什么。然后我想就是包括那个吃饭的正餐的时候吧，吃辣椒、花椒还有那个正常菜，我都没什么分别。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修的。 上色，的哈哈因为我那个看书的时候说那种明色观，跟我说的状态差不多，就明明明色，就说明色那个时候。我我之前我来的时候，我看把书看完了一天晚上，然后我有一些感觉在里面。呃，那跟跟跟着翻译采访吧。 那个，然后淘宝啊，不要笑，你们笑我也想笑，嗯，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ตอนนี้เขาชัดเจนทุกอย่างเลย ไม่มีเวลา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ไม่มีทุกข์ไม่มีความสุขไม่มีไม่มีไม่มีอะไรเลย ไม่มี ชอบได่อนี้ไม่ชอบไรื่มงนีชอบได้่อนีไม่ชอบ แล้วก็สงบมาก ค่ะ แล้วก็เวลากินข้าวกินพริกไม่ได้รู้สึกแบกแยกมากที่ว่ามันเผ็ดหรือ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ธรรมดาทีนี้ คำถามคือ เห็นว่าในหนังสือเขียนว่าอารมณ์รูปนามเป็นขั้นต้นสงสัยได้ขั้นต้นแล้วหรือเปล่า อันนี้คือเห็นรูปนามหรือยังหรือว่า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แล้วยังไม่ยังไม่ใช่หรอ ยังไม่ใช่นะ ยังไม่ใช่说三遍我还不太舍得再译 ยังมันมันยังเป็นแค่อะไรนะ 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ฉยๆนี่อายกโกงอะไรชมก่อนนีอยกโกง很棒但是还不是很优秀没有很用功 已经到了那个法喜和清安的部分，已经非常棒了啊！但是没见到名字，你想不想让我帮你问什么是见到名字？不用问，我我说不用问。那个，就这两天我送来的时候就是在金疼的时候，或者做手不动的时候，我就那个心被撑开的感觉，一种张力，就是一直一直撑开，就那个这样撑开，而且进疼的时候就是那个脚。 在向大地延伸，就是那种感觉很踏实，而且那个心知道在在做什么，但是就是不昏就是我昏沉的时候，我我也知道我头脑昏沉，但是心不昏沉。他เวลาเดินเวลาย่งมือเนี่ย，มันเหมือนมีพลังเลยเฟิรเลย，แล้วก็เท้ากับแผ่นดินเนี่ยกับพื้นดินเนี่ยมัน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สิ่งเท่ากัน，แล้วก็ใจรู้ว่าตัวเ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อยู่ไม่แบกแยกสองสามวันแล้วไม่มีการแบกแยก，啊，ใจนิ่งตลอด。 ไ้เยอะมันมัน มันเป็นอารมณ์เฉยๆ อารมณ์ แล้ว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นิดๆที่มาเจืออยู่ข้างใน แล้วก็รู้ตัวอยู่ด้วยใช่ไหมนะมันเป็นอารมณ์นี้อยู่ แต่มันแต่ยังไม่ใช่ แต่ให้เรารู้ไปเรื่อยเนาะบางครั้ง บางครั้งจิตมันเฉย เราก็รู้ว่ามันเฉย บางครั้งอาจจะมีอารมณ์เกิดขึ้น ถ้าเรารู้ทันก็ไม่ผิดอะไร 他说，是一个不分别的一个境界，基本上可以说如如不动啊。只能说，嗯，很好，很用功，很认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法喜。跟你讲你的脚，还有你的清楚啊，我们要清安，然后整个人很轻松，是吗？嗯，没没什么，就是说，嗯，也不高兴，也不悲哀，很平淡的。对嗯。 基本上是尊者讲说这个啊。แต่แต่ถ้าอารมณ์นี้นะเฉพาะคนนี้ก่อนถ้าใครใครยังไม่ มาอารมณ์นี้ก็อย่าพึ่งนะนะก็ถือว่าบางทีจิตมันเฉยเกินไป อาจจะต้องเรียกว่า อ่าทำอะไรที่มันแบบคล้าย ๆเขาเดินนะเดินมัใช่เดิน แต่ทำคล้าย ๆ ให้มันมีลมเกิดขึ้น ให้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มา ให้เราเดินในการ ให้เห็นจิตให้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บ้าเพราะไม่งั้นมันจะติดเฉยเกินไป第五天哈第五天到这个程度已经很棒哦啊但是还不是人色啊就是说啊这两天他想办法找个人啊骂你一次然后看看会不会分别开玩笑这个我我有知道有เขาพยายาม็นรป 那个，我还在问你呢，就昨天你讲那个山达寺黎明的时候，那个你的那个录音，然后我实在昨天困得不行睡着了，但是我知道有人在说话，我就是不分解。然后他一敲磬声，我就突然醒了。这是不是也一语入定了？就昏沉声。 <laughs> 嗡啊，嗡嗡，森森，每天森森，包包，宝方呃，丹，方，如果罗，此嘎多。 มื่อวานเลยกเตยที่เปิดนะตอนเย็นนะคะเขาก็ไม่รู้ว่าคือ คือหลับเรื่องมันก็ไม่ใช่หลับด้วยแล้วก็เข้าไปอีกโลกนึงแล้วก็รู้ว่ามีเสียงกำลังพูด แต่ว่าไม่ได้ฟังอะไรไม่รู้เรื่องอ่าแต่พอเมื่อมาติ้งติ้งชัดเจนเลยค่ะ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อันนี้คือเข้าสมาธิหรือเปล่าอืมใช่ มันไปเป็น สมาธิมากเกินไปแต่แต่ก็ไม่ได้ผิดอะไรนะมันเป็นก็เป็นอารมณ์หนึ่ง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นะที่ที่คุณกล่าวมาทั้งหมดไม่ได้ผิดอะไรหรอก มันเป็นอารมณ์หนึ่ง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 แต่ถ้า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ต่อ ให้จิตมันได้เดินเดินปัญญาคือให้เห็น เห็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 เห็นจิตใจ มันจะได้เห็นชัดว่าเออไอ้กายก็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ส่วนหนึ่งไอ้จิตมันก็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ส่วนหนึ่งไอ้สติอ่ะมันเป็นเพียงผู้ดู 今天晚上你再来一次，看一看，才知道是不是。嗯， <laughs> 现在的话，你不确定，有可能是睡着了，有可能是入定，啊，都有可能的。嗯。 因为昨天太困了，今天可能不会来了，因为就是要有个生音，就是一个声音在在说但不知道说什么。然后算了。一下。他或者说有可能是那种浅的睡眠，有可能是病啊。但是他他也刚刚也说，如果你之前的问题的话，从之前的问题来看的话，大概是病啊。但是你这个不深很好，有的人一定下去对。 呃，基本谁都不知道，那个最麻烦。啊，这个还不错。啊、那个我说的这个，就是说我想问的是，就是动产能不能入定？因为我知道我能够二产，因为我原来不过二我嗯。法师也得算一年吧。吗？啊。然后我想，这个动产是不是也能入定？最高能动几次地定？有三次地吗？啊，有次地吗？嘿嘿嘿嘿。 ก็บอกว่าแต่ก่อนเขานั่งสมาธิเขาเคยเข้าชั้นสองมีพระเคย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ข้าถึงชั้นสองแล้ว 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มคืนเขาเข้าสมาธิน่าจะถึงชั้นสองแล้วคำถามคือต้นดวงฉันเนี่ยเข้าสมาธิได้ไหม แล้วขั้นตอนของส่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มีอะไรบ้างขั้นตอนการปฏิบัติ ก็ที่จริงหนังสือ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ก็ก็กล่าวไว้เยอะเนาะแต่ไม่อธิบายตรงนี้ แต่กลาไปอ่านดูตรงหนังสือก็ได้ แต่ที่จริงอัปมาสมาธิ สมาธิชั้นที่สองเนาะจะปฏิบัติวิธีไหนก็แล้วแต่ แต่ตอนที่จะขึ้น เรียกว่าอะไรนะ เป็นพระโสดาบัน จะเป็นโลกุตระภูมิอะจิตต้องต้องได้สมาธิระดับนั้นแม้เดินเจริญสติตรงนี้แหละ 所以说，不管是呃当年的呃闻点尊者，还是我们现在的长老啊，在东禅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啊，病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叫大家规律的做手印动作。 是自然而然存在在里面的，但是我们大家开放六根，就是为了不要进去，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在中禅从来不讲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啊。那更多的是开放六根啊，在无常苦无我上下功夫直接观，所以我们才讲中禅是纯观啊，不需要绕到那一边去，也不需要浪费时间。

进步的快慢与否，中禅的话不会从一千二禅、三禅、四禅来衡量。我们衡量这个人修行的好与否，看他在境界现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还有他的行住坐卧中是否够谦卑，真正的祈祷越在中禅队伍里面越谦卑的人，那是真正开悟的人。嗯。 所以境界一般都不能在共常中来衡量说这个人修的好不好，因为各种各样的境界太多啊。那么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事情、历尽内心的过程中，所以说我们才能看出来这个人修的到底好不好。那个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我在就是在在做手术或者心情的时候，就是有一有一种东西被蒙蒙的蒙上的感觉。 然后就实就是不管就是做手不动的时候，或者是音频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头脑是就是不是昏沉，就是一种被像这种东西不透明的东西蒙上蒙蒙蒙蒙，然后心是清醒的。然后我想问的东西是不是等于说是那个他切入的就是维世宗的那个第七世那个莫纳什，是不是这个这个层次的东西？我就你能够回答我吗？你之前学的是什么？我没学过什么东西。 你不说法身认证的那个？那个是内观，呃，就是应该算是也是南传的吧？就是谁？法林法老师？呃，不是，是那个谁？是那个呃，新加坡的那个那个那广超法师。哦，啊，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ที่เขาไปปล่อยมากก็คือไม่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เป็นโพธิ์ตานบนหน้าโยมือเหมือนมีมุ้งสีขาว ครอบไว้ทุกครั้ง ค่ะ อันนี้คือใกล้บรรลุธรรม ใช่ไหมก็จิตนิ่งเหมือนน้ำสนิทเลยค่ะคือ คุณจะใกล้มนุษย์ทำหรือเปล่า อันนี้เราไม่รู้นะอ่าแต่แต่ก็อย่าไปคล้ายๆมันจะตรงเนี้ย มันจะโด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หลอกว่าความสงสัย ตอนเนี้ยความสงสัยมันมาหลอก ให้เราไปใช้ฟุ้งซ่านกับความที่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รู้ 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เลยนะตอน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ตัวตัวที่เราต้องระวัง หรือว่าอาการที่มักจะมีความคิดไปเทียบเคียงกับสภาวะธรรม เราอ่านหนังสือ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หรือว่าเคยศึกษาธรรมะมาเราจะเทียบเคียงว่าสภาวะตอนเนี้ยมันใช่ที่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ว่าไหมอันนี้ก็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ป็น 啊，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กแบบหนึ่ง，ต้องต้องทานตรงนี้นะ，ถ้าไม่งั้นเราจะกดเที่ยงไม่ได้แล้วก็ทรงใจไม่ได้。啊，就是说，嗯，这也是我们呃这一两天就要讲的东西，就是一个是止，一个是观。您的东西，就是说听到这儿确定百分之百是止的东西。啊，我们常常老学员都听过，在禅七上都讲过。 会像一个白色的蚊帐被罩在里面，然后有的人他就会形容说，突然进入到另一种东西里面去，但是还是很清楚，还是非常清楚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止，这是一种定。那，就是说这个定定不生慧，不生慧，它在那里可以一直待下去，可以待很久啊。但是定是造作出来的，早晚会散。 不管多久，它肯定会散啊。那心还跟原来一样啊，所以东禅讲的最多的就是历境练心啊。在日常中，我跟你现在这么清楚才对。再进去就出来不是说它不对，只是因为它浪费时间。有定在那边的时间，我们还不如多来历练，来了去了生了灭了啊，多在无常。 苦无我上，不去空，这样更有智慧，这样可以更加运能够运用到生活当中，不执着，不苦。ชื่อ谢谢林老师那个耽误大家时间了，对不起啊。เสริมนิดนึงเนาะทุกคนน่ยอ่า คือถ้าถ้าจิตมีอาการสงบหรือว่านิ่งเกินไปนะพยายามให้จิตมัน มันได้เดินปัญญาโดยการรู้เท่าทันจิต มันเวลามันคิด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สงสัยที่เกิดขึ้น 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ติดนิ่งๆการติดเฉยๆนะเป็นคล้าย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รียกว่าจิตมันประคองตัวรู้ประคองตัวรู้ตอนนี้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ต่อเราต้องให้ให้จิตมันเดินปัญญาในการให้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จิตใจจ还在讲你啊所以说在用功的时候嗯再让自己的心稍微的活泼一点点啊呃要让念头出来 所以我们才墙上才贴的念头越多越好的道理就是，它越多的来生灭生灭来去来去，我们才能学到东西。我们的目的是在无常苦我处都去透透，透了的目的是什么？透了的目的，当境界在现前的时候，一下就透。他有生肯定有灭，不执着放下放下啊。 但是那个定好不好？刚才作者也说，那是基础。有指有指观基础的人，修观更好修，因为他这个心不浮躁、不散乱，更好修。那多让自己哎去看到一切这个生命，接下来多在这个六根上下功夫：眼根、耳根、鼻子啊，这些绝下功夫，让他出来，不是挡着他不让他出来。 他出来就这一口就是咸的，这一口就是甜的。看到他咸生灭，甜生灭。ยิ่งยิ่งเห็นกิเลสบ่อยๆเห็นกิเลสเกิดขึ้น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กิเลสเหมือนกับสองข้างทางที่ผ่านแต่เราเดินทางเนี่ยเราผ่านไป ผ่านไปได้ ยิ่งเราเห็นกิเลสบ่อยๆเรายิ่งละกิเลสได้ได้ได้เร็วขึ้น แต่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ะไร แต่ถ้าบางทีเราเห็นแค่กาย ซึ่งมันก็ดีนะแต่เป็นว่ากิเลสมันไม่หยุดที่กายไง kiret มันอยู่ที่จิต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เห็น kiret แล้วก็ละ kiret พ้น kiret ไป ดังนั้นมันถึงจะเข้าใกล้การ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คือตรงนี้。真的说，你现在的东西有一点是在你的掌控中，在你的掌控中，真的说不用去掌控它，让它自然的生，自然的灭，自然跳出来，我们轻松的看得到。所以刚才真的说，哎，一个很爱发脾气、生气的人。 不要去压自己，不是说叫你回家一整天骂人，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拼命的去压自己。当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自己发脾气，自己内心产生的痛苦和给身边人带来的痛苦，一次又一次的看见它的时候，那多少次之后，你不会发脾气了，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压着它，压到有那一天，真的说。 走火入魔，不然就跳楼自杀啊！所以方法很重要，嗯。呃，我觉，呃，我还还是想，呃，知道一下，就是说松紧的问题，我因为，因为因为我觉得很关键，所以说，不知道我平时做的时候，作者有没有看到，呃，就是说这个松紧的情况是怎么样，是还是太紧了，还是正好？ 您觉得您自己呢？因为昨天，呃，因为昨天说这呃，这个说大家都是比较偏紧，所以说我就尽量松一点。但是，呃，呃，就是因为昨天在台上很紧张，就是这下面的话应该是和跟平常一样。我就说，就是说不知道，就就是说今天有没有注意注意到，比如说进行或者手部动作的时候，呃，还是太紧了，还是？嗯，他站在我后面，靠。 ดึงและย่อน ตอนนี้เขาไม่แน่ใจว่าเขาพอดีหรือเปล่าดิฉันก็เลยถามเขาว่าเรื่องตัวเองเห็นว่าตัวเองพอดี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ไม่รู้ตอนที่เขาปฏิบัตินะก็ไม่ไม่แน่ใจไม่ได้สังเกตชัดนักว่าเป็นยังไงก็ตั้งใจ จะต้องถามเขาว่าเขาคือผ่อนคลายไหมแต่เขาตั้งใจอยู่ถามว่าเขาตั้งใจมาก เขาไม่ยิ้มเลยไม่ไม่ได้สังเกตดูว่าอาจจะคนคนที่บางทีจำไม่ค่อยได้ ก็คือว่า ไม่ได้ผิดปกติมากขอไปได้นะ那说，嗯，他没有注意到你，就说明没什么问题。有问题尊者都记在心里，啊，应该没什么问题。那那再多点微笑好吗？那有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也自然吧，就是硬要笑，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太好。就是这个平常不笑的，经常会会出来。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心里没想笑，所以说我看这总有时候也不笑，就是，所以说。哦，我知道，就是说，所以说。你觉得强求？因为我觉得你说强求，你有时候难，难，的。 好，那就好。啊。所以刚刚那个茶主尊者就马上就添了一句，话说：“你问他，他心里舒服吗？自在？”呃，就是有时候。那所以真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处于很舒服、自在状态，就 OK。哦。但是我是。那头多，我给我呃，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说，它维持的时间比以前短了，就是说基本上。 一两分钟，有时候几秒钟我就知道了，但是还是非常频繁。就是、嗯。啊啊。没觉得想笑。想笑，哎，我觉得就是说，昨今昨天和今天这个，呃，就是说在克服了那个昏沉之后，克服了想睡觉之后，马上就想笑。嗯。就是说这时候手不动的时候，就是他，第刚开始是觉得很滑稽，就是说大家都在拼命跟昏沉，就是说。 成风成斗，但是我我我就是我没有昏沉的时候，我发现其他人还在这样 <laughs> 抗争，我就觉得突然觉得很滑稽。好 <laughs> 好，考大公干，考书个，考懵但可能，没他醒起来但懵懵，他觉得他成，成就，呃，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มา，他ดีใจ แล้วพอมองมองซ้ายมองขวาแต่ละคนยังพยายามสู้อยู่ยังง่วงจนไม่รู้ง่วง ถึงไหนแล้วเขาเลยรู้สึกยิ่งตลก ยิ่งอยากจะโหนแล้วยิ่งมีความสุขนะก็ดีแล้วนะ มัน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แต่ตอนนี้จะแนะนำเรื่องอการการสังเกตตัวเองเป็นหลักเนาะไม่ใช่ ให้อันมาไม่คงไม่ใช่คำตอบสำเร็จรูปหรือที่จริงให้เรายกมือ ไปดูยอมยกมือ ที่จริงก็ มันก็แค่สังเกตในตอนนั้น แต่จริง 24 ชั่วโมงที่เราอยู่กับตัวเองอะ่ะ 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มันแต่ละบางครั้งบางทีเราก็ตั้งใจเกินไปบางทีเราก็หย่อนเกินไปบางทีเราก็พอดี ซึ่งเราต้องสังเกตตัวเองในแต่ละวินาที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บางทีมันมันไม่เสมอกัน อันนี้วิธีการที่สังเกตตัวเองคืออะไร เช่น การตื่นเกินไปการตั้งใจเกินไปพอทำไปแล้วมันคล้ายๆ มันมันมันเครียดหรือว่ามันอึดอัด มันไม่สบายเห็นไหมอันนี้คือ ถ้าเราสังเกตอ๋อเราเริ่มเครียดเรเริ่มอึดอัดไม่สบาย เออเราก็ผ่อนคลายลงมา แต่บางทีใจลอยฟุ้งซ่านไปหลายเรื่องเกินไปนะเราก็แค่รู้เฉยๆเดี๋ยวมันจะกลับมาเองนะคือวิธีที่เราสังเกตเองในแต่ละขณะแต่ละขณะ ไอ้ตัว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ตัวที่จะเป็นครูที่คอยสอนเราอยู่เสมอเลย ไม่ใช่นี่คือครูนะแต่ตัว 跟尊者说，不管是在手部动作进行的时候，还是吃饭、洗澡、洗脸、睡觉，啊，整个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加上手部动作的进行，这个心一直是处于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这个心一紧起来，马上让自己放松啊，这个是就是正确的啊。如果是一直用功，一直紧绷绷的，然后现在念着更紧绷绷的，一天下来好累啊，整个心都是呃好像超负荷的那种，那个就错了啊，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路啊。尊者还说，嗯，康朗啊，康朗三步，坡，康朗。

啊，那么进阶先前，你用着起心动念，你心里又难受，又不开心，那这就是你的老师。下一个功课再让自己放松、放下，再去透无常、苦、无我，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啊，么诺？什么说那打呗？压 我们的决心 <laughs> 一定要看见我们的眉头都皱到什么程度了？不需要照镜子，能看见自己的眉头都已经皱到什么程度了？这个脸已经抽到什么程度了？啊，已经不满意到一个什么样的脸色了？决心能看到，让整个人放松。啊，我们一直在讲的决心。 就可以在放松之后本来就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放松以后，就是说没有贪嗔痴，没有再去执着对与错，那个就是了解吗？เดี๋ยวพอฝึกไปเรื่อยเดี๋ยวสติมัน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เนาะมันจะไปทำหน้าที่เอง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จะผ่อนคลายนะ แต่สติพอไปรู้มันคลายเอง 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จะอ่าดึง

不多，我发觉吃多了，稍微吃多一点就，会会，是的，嗯，稍微吃多一点就有会会啊，就会嗯稍微吃多一点就会注意。这个我们不敢讲，我们不让大家吃饭，一样，吃的越饱越爱会吃。啊，是的，嗯。 <laughs> 那刚才曹主任说，你已经再胜两次，很棒，但是告诉你一个秘密，还会再来的。哈 <laughs> <laughs> 因为他是非常的，嗯，好吗？嗯。 还有问题就是说，进行跟那个呃手部动作的比例是否有严格，就是说比较严格要求，还是无所谓的？就是说。 嗯，随你自己，你怎么比较更容易放松，你就哪个。但是一定都要交替着。嗯，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东西，时间长短不不重要。好，那交替的话，比如说我两个小时进行，然后手部动作只做，比如说半小时，然后又又进又进行，没问题，没问题吧？没问题。就是一直在想，它是一个东西才对。有现在有一些刚初学的人是。 手不动的，哎呦，好舒服！我那站起来就怪怪的，或者是心情很舒服，一手不动的就闷闷的，这就就还不是，它一定要是一个东西才对。就是感觉没感觉一样，差不多。五行住、坐、卧是一个。哦。呃，那呃，因为我之之前听说那个，我看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说法是，就呃，手部动作要。 初学者手部动作要时间要超过进行，有没有这种做法？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อ่านหนังสือใช่ในหนังสือคู่มือรู้สึกตัว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บอกว่าไทยยกมือมาม่าตอนแรกๆใช่ในเรื่มนั้นเขียนก็อันนี้ อันนั้น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อาจจะทำแต่ถ้า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ตัวเองแรกๆ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เป็นหลักคือ嗯，就是่呃，随每个人 的这个不同都不一样，嗯，看你喽，啊，如果有人做手部动作就很闷，头晕打嗝，啊，有人还吐，啊，那这就不行，我们就会叫他去进行，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嗯，还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那个叫，那个叫，呃呃，就是说来。 进行的时候，以前说就是转，就是说转身的时候是朝不同两次朝不同方向转身。嗯。但是我今天哦，我这两天观察了一下，我觉得呃，两位尊者其实这方面是，我觉得有两次，一次跟一次跟着路特尊者是朝不同方向来的，呃，朝朝不同方向，一次跟着那个呃查处尊者是，我我我发现是朝一边。 说一点点，就是说是不是无所谓？因为上次就是说说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我本来是进行的时候不关心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但但都想问，为他搞多呢，搞这个看台湾，哎，他就可以搞看的哦。เขาเห็นก็คือทา ไม่ง่วงทำไมกลับหัวตลอด ไม่ได้บอกให้กลับซ้ายเวลาเดินทรรมะก็กลับนั่นแหละต่ท่านโนสอนอย่างนี้ มันเป็นเทคนิคเขางงบอกว่าง่วงค่ะ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แค่ง่วง ปกติธรรมดาอันมาก็บอกว่ามันเป็นเทคนิคเฉยๆแต่มันไม่ใช่หลักการสำคัญอะไร แต่ถ้าเราเดินสั้นๆ ถ้าเราคล้ายๆกับแบบวนนะมันจะเบียนหัวได้ง่าย แต่อันนี้เป็นเทคนิคที่ทำให้เออ它这个是一个技巧不会晕倒的技巧啊 左转一下，右转一下，那那个茶祖尊者他怎么一边都不晕就没事？ <laughs> 其实我本来也都根本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说明就平时就是无所谓了。或者说只要你不晕，怎么都行。啊ยกมือ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บางคนก็อาจจะสงสัยทำไมยกท่า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我们移动就知道。我我我。真的说：“从来没问过问题的人，问一问哈。”嗯。进展好，丁老师好。 我就是昨天，然后那个做手部动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出现幻觉了。就是我一做手部动作，就觉得是跟着尊子，就尊子就出现在我眼前，就是那种那个就跟着他在做。嗯，因为这个，因为因为之前我在后面我看不见这一个尊子，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你看见的是这个，不是？哦，然后那会儿没幻觉。哦，然后。 从前面开始，然后孙总不在中间带过我们，一直都这样。我从昨天，我昨天我会会有幻觉，到今天，然后一直就是一做手部动作，然后就出现尊者。嗯，他就在面前。对，然后我闭上眼睛，对，我原来是睁着眼睛做，然后有，然后后来我闭上眼睛更清楚了。哦。啊。哈！哈哈哈哈哈！ 问一下这个事情，办了怎么办哈？嗯，这挺好的。你天看到乱七八糟的， <laughs> 我问，那你就佛前来，跟比方讲，有阿难不同，毕竟他有在上，就，就没难，应该看到，应该看到，应该看到，应该看到，应该看到，应该看到，看到， แล้ว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หายเขาเลยหลับตาหลับตายิ่งชัดเจนเลยค่ะยิ่งใกล้ใหญ่เลยแล้วเขาสงสัยคืออะไรใช่แค่ยังไง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每次都有这样的问题。嗯，好，好，好，我过来า什么没？我干什么？ เขาไม่ได้โกรธเขาชอบมากกว่า ไม่ จำได้ไหม คืออย่าอย่าไป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ให้มันไม่เห็น เดี๋ยวมันจะเหมือนได้หมีแพนด้าสีชมพูอ่ะยิ่งพยายาม จะไม่อยากเห็น ยิ่งพยายามจะไม่คิดมันกลับมา 不理他，总是不理我，不理他就好了。嗯，我者说，就像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想熊猫，越说越想，不理他，那手不动作。尊者说过两天就换人。 <laughs> 每次禅修都有这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前天开始妄想就特别。 特别多，然后特别梦问法就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呃，就是不特别不好的，就就像以前谁借我钱了什么的，我才想起来。然后之前。对对对，上初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昨天就是一些特别美好，像梦想什么的，就那种梦想。嗯。然后今天就少了。然后我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都想完了，就是已经。 连以前初中的事儿都想起来了，然后是不是以后就越来越少了？然后他就是这样是正常的，他就忘记了。你觉得现在正常？我我我今天我觉得我今天都懈怠了，就是没有昨天做的那个，就不太敢敢做，老就是老老出幻觉，然后好想休息。

อยู่ก็ได้ความคิดพวกนี้ขึ้นมา ว่าโอ้โห ตอนนั้นเขายืมมาป่านนี้ไม่ได้คืน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องที่นานมากแล้วมันย้อนขึ้นมาแล้ว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แบบนี้มันปกติ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ขาก็เลยกลัวว่าเขาไม่ปกติ ปกติ เราก็เหมือนกัน ตั้งแต่จำความได้ตอนสามขวบมันก็เก็บมาคิดปรุงแต่งไปถึงตอนจะตายมันก็เอามาปรุง 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ะไรจิตมัน จิตมันไม่อยากที่จะอยู่กับตัว 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รู้สึกตัว จิตมันก็เลย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คิดก็ขุดทุกอย่างที่มันมีหรือปรุงแต่งทุกอย่างที่มันมันไม่รู้อ่ะมันเป็นไปได้หรือเปล่ามันก็ปรุงของมันเอง ธรรมดาไม่ได้ผิดปกติ พอเอาเรื่องเก่าๆขึ้นมาคิด คิดเสร็จแล้ว แล้วก็ตกลงเรียบร้อยแลบยวางแล้ว อย่างนี้เยอะๆนี่แสดงว่า ตัดกรรม แล้วก็วันหลังอาจจะความคิดน้อยล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ใช่การตัดกรรม แต่วิธีที่จะตัดความคิดก็คือว่าสมมติคิดเอ๊ะคิดปุ๊บเรื่องเพื่อนยืมเงิน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คิดจนจบเรื่องคิดแล้วจนกระทั่งปล่อยวาง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ได้คิดแล้วให้มันสอนจิตให้มันปล่อยวางไม่ใช่แบบนั้นแต่คิดแล้วกลับมาสมมติคิดเรื่องนี้ปุ๊บนิดนึงแต่ก่อนเคยไหลไปเป็นนาที แล้วค่อยรู้ตัวในตอนนี้ เออ พอคิดครึ่งนาที แล้ว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รู้ตัว ต่อไปมันอาจจะคิดแค่สองวินาทีแล้วเรารู้ตัวเนะี่ยอันเนี้ยเป็นพัฒนาการเนาะความคิดจะเป็นอดีตก็ตามอนาคตก็ตามมีค่าเท่ากันก็คือแค่รู้ทันแล้วก็กลับมา嗯，作者念头一来，马上看见，回到当下。嗯，可能第一遍是两分钟，第二遍同样的念头再出现的时候，可能一分钟，啊， 第三遍同样内容出现一下就停了，就回到当下，这个是不断的在进步？那呃是这样的。啊，嗯，คือกิเลสหรือว่าตัวหลงอ่ะมันจะล่อให้เราเรื่องนี้มันน่าคิดนะคิดสักหน่อยสิคิดให้มันจบสิ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มันจะล่อเราแบบเนี้ย 就是，而不是说他这件事上来了，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到当年我做的对还是错，他欠我钱，他怎么不好，我怎么样，一大堆这个延续下去的那些妄想，不要，就是一来不理他，回到当下，然后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再次出现，每次的你的速度要加快，会会变快的，知道，那说明有进步。 然后的说很正常，很正常这个事情。你说是初中的事情，就是说他连他三岁的事儿都翻出来。啊，比如说，啊，越翻看见的越快。嗯，那我也问说，你说是不是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就是说不会少的，因为你先口译造了那么多业，会一直来的，没关系，嗯。 都作为我们学习无常苦苦我的一个一个东西คือเพื่ออะไร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แบบนี้ไปบ่อยเพื่ออะไร เพื่อสรุปว่าจิตเราเนี่ย มันคล้ายๆ มันสัมสอนมันเป็นอะไร ที่มันเชื่อมถือไม่ได้เดี๋ยวก็คิดอดีตเดี๋ยวก็คิดอนาคต เดี๋ยวก็คิดดี เดี๋ยวก็คิดไม่ดีเอาจริงเอาจังกับมันไม่ได้หรอก 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เนี่ย

都是假的。嗯。好，我问完了，感谢粉丝。我问一个问题，是这样，今天就是上午在进城的时候，快到吃午饭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那个前面那个厨房那烟囱哈，那烟已经响，那个烟就冒出来了，一个很大声音，然后还有很刺鼻的味道。 然后我就看禅师尊者和他好几个我们的学员一在那惊醒，当时我就起了一个念，我就说这么这样难闻的味道为什么不离开呢？嗯。然后，然后我现在就想，我我那一念是那个是不是妄念？还有我说是什么样尊者在那那样一个环境下惊醒，是绝境吗？能坚持下去，是绝境吗？让他。 没有没有注意到周围那个环境，而一直坚持下去。你说？ <laughs> 我在想，那身体也是很重要的呀。哦，那个味道刺鼻。对，味道很刺鼻，然后声音还很大。应该远离。嗯，应该远离。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想得很不舒服。嗯。然后我在想，觉得是性呢，又还在那难呢，还是？哦。了解。 <laughs> 嗯。哎，康糖。 วันนี้เขายิงฝั่งหนึ่งเราเห็นท่านสาจูเดินอยู่อีกฝั่งหนึ่งกับนักปฏิบัติหลายคนทีนี้ปั๊บครัวเริ่มทำงาน เริ่มมีเสียงงงขึ้นมา แล้วก็ท่อท่อท่อที่มีควนออกมา เออแล้วก็ระบาย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มีกลิ่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กลิ่นเหม็นมากพี่ผมว่ากลิ่นหอมไม่ใช่เหรอ หอมที่ตำกับข้าวเขาบอกกลิ่นเหม็นมาก ทีนี้ไม่ดีต่อร่างกาย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กับเพื่อนๆหลายคนยังเดินอยู่ตรงนั้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สติของเขาบอกว่า อันนั้นมันเหม็นไม่ดีต่อร่างกาย ควรจะรีบหลบแต่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กับเพื่อนๆหลายคนก็ยังเดินอยู่ เขาไม่เข้าใจทำไมสติไม่บอกว่า ตรงนั้นมันเหม็นไม่ดีต่อร่างกาย ต้องรีบลง ต้องรีบหนีทำไมถึงเดินต่ออธิบาย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ถ้าตรงนั้นเหม็นเนี่ยต้องรีบไป ไม่ดีต่อร่างกาย สติจะบอกเขาจะมาคิดเหมือนเขา แต่ว่า 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ก็มาก่อนว่า เออ ได้กลิ่นรับรู้นะว่าได้กลิ่นอ่า เสียงนะรู้ว่าเสียงกลับมาหาตัวรู้กลับมาหาตัวปัจจุบันเหมือนเดิม พราะแค่นี้ก็เราสัตว์แต่ว่ารู้กลิ่นสัตว์แต่ว่ารู้เสียง มันคงไม่ทำอะไรเรามากแต่เราประคองตัวสติต่อไปคือคิดว่ามันไม่คงเป็นโทษอะไรมากก็เลยเดินต่อ แต่จริงๆแลก็คือรู้ให้ทันเสียงปุ๊บรู้นี่กลิ่นเอากลิ่นเนาะกลิ่นเนาะกลับมาหาปัจจุบันการเดิน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ก็ไม่ได้กลัวไม่ได้กังวลอะไรเลย他闻到味儿了，他的觉性让他闻到味儿了，也看到烟了。他想，就这几天 不会生病，嗯，然后这个这个耳和这个烟可以锻炼他的心，然后他刚才讲到在哪里都能用功，哦，锻炼锻炼什么心呢？ <laughs> 一定要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个才是捷径吗？为什么可以？做？他觉得他的意思是应该不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所以他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有味儿来了，才看到味儿来的深，味儿去的腻。他他认为应该不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那一下下。 <laughs> 嗯，如果真的是影响到身体健康，的会离开的，会离开的。嗯， 而且，刚你说那个味道，蛮蛮那个，你用词是，恶心，那挺香的，是那个榨榨油的味道。那那我那我觉得就那种的香，我觉得恶心，是不是？还是我那候忘念 <laughs> 了？哈เขา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กินเหม็นมากเลยอันนี้คือ ความคิดไร้สาระใช่ไหมคะ คือไม่หรอก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คิดแล้วก็กังวล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พิษเป็นภัยต่อร่างกายมากกว่า แต่สมาธิเรามัน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มากไง แต่ถ้ามันเป็นกลิ่นควันพิษนะรับรองจะมาไปก่อนโยมแน่นอนหรือไม่ก็ไม่ไปเดินตรงนั้น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รู้แล้วว่ามันเป็นภัยเยอะ就是说讲的好像在标榜他自己就是说他跟觉性在一起他知道那个味道不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那你呢是在打妄想 你， <laughs> 你没有活在当下。哦，是是。然后真的是你不仅 <laughs> 打妄想，而且还在担心别人的身体健康。先先先先照顾好自己的当下。嗯，是不是？

ถ้าว่าคิดว่ามันเป็นพิษจริงๆแต่ตอนนั้นก็คงจะต้องไป所以说身体是要照顾的，但是要适当的照顾啊，因为它还是会生老病死。嗯，适当的照顾啊。เป็นนี้ก็เคยตักตักส้วมตักอะไรที่มันเหม็นๆมากกว่านี้แล้วก็就是说他在寺院里以前专门他的职务是洗厕所，洗了很多年，那个比这个臭多了。

这些能够看到一连串的，就学到东西了。要看一自己啊。这些都是还家里去，你担心女儿就是这样担心的。真的认识那女儿，嗯，少一点担心，回到当下。嗯，好，那个，嗯，特别好哈。嗯，先感恩大家。 感恩组者，感恩咱们工团的这些师兄们，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觉得真是没白来，因为也是第一次啊。好，我现在先说我的问题啊，时间紧。我现在就是感觉啊，嗯，要是说感知去去感觉对方的话，肯定不用那个思维去思维是吧？你要不思维的话，我就觉得怎么就这样动着动着，我就感觉那个脑袋都不动，这个脑筋不思维了，就感觉这个。 周围的东西都在动。假如说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要这样走下去，那这个觉知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肯定是傻乎乎的，因为不用思维去想它了，直接感觉。你感觉的东西好像，我现在就觉得感觉感觉，好像是感觉大家都在动，感觉我也在动。但是这种状态就是说。 呃，只是知道稍微一起反应，他就开始思维，我就觉得一思维起来特别清楚，就一用脑筋思维特别清楚，不用脑筋的时候就感觉朦朦胧胧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下一步要走怎么走？好，当念头来，当，当变， 当你来的时候，清楚，清楚，啊，清楚，就是别人也清，别人动也清楚，谁动我也清楚，自己动也你的意思是，除了清楚，还继续思维下去？脑筋没有思维。啊我就说他，因为他没有思维，所以要是说把这个觉知运用到正常的，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下，那不就傻乎乎的，反应特别慢吗？没有思维。哦。嗯。 你放下放下来的工作一直动作的你看一下，你一边做我一边问，好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ไม่ค่อย考个ค考าม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ทำ่ล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ขาก็เลยสงสัยว่าเขาก็เลยสงสัยว่า ถ้าถ้ายกนี่เหมือนหุ่นยนต์ ความคิดที่ไม่ค่อยเกิด เอองั้นก็ก็เป็นหุ่นยนต์เนี่ยแล้วก็เวลาไปทำงาน ก็โง่สิก็ไม่ปกติไม่ต้องกลัวหรอกนะ เดี๋ยวกลับไปทำงานที่จริงกลับออกจากนี่เดี๋ยวก็คิดฟุ้งซ่านเยอะแต่แต่แต่ทำแล้วให้มันมีความคิดบ้างอ่ะดีเข้าเพ่งนั่นแหละทำให้ให้มัน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นแหละดีคิดขึ้นมาเราจะได้รู้เนยอย่าไปอย่าพยายามทำแบบเฉยๆนิ่งๆทำอยกเนี่ยตัวตัว 念头多不多？有的时候散乱的时候就感觉不到，就是也知道有念头，反正肯定散乱的时候念头特别多，就感觉不到具体的内容。嗯。等静下来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念头多不多？大部分时间，就就只要用功的时候念头也有，嗯，也不多有少，嗯，就特别清楚的感觉。那说你的问题就是，呃，专注，专注，哦对。太紧。哦。然后说你压着它。 所以他不冒出来。我就觉得要放松了，我就觉得自己傻乎乎的，老想笑。看大家都在这么动，也看大家都在动，就没有感觉的那种。所以你就马上把它压住。对啊。嗯，空空，这样放开，然后放开，了，后应该就是走路。要ปฏิบัติก็ต้องสี่เหลี่ยมนะครทำทำธรรมดา，ทำธรรมดา，他说，做 <laughs> 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จะผ่อนคลาย 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จะจริงจัง แต่ทำแบ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ที่สุด所以说，我们第一天就开始讲，要像玩儿一样的，要像玩儿一样，那那个思维乱跑。没事，你玩一玩，试一试来。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นจะพุ่ง 他疯了，疯了，他才知道我疯了。嗯，我我一边做一边听，然后我说，嗯，你说这样会思维思绪很乱很散乱，然后他说散乱好啊，看见散乱了就好了。关键念头就感觉不到了。你还是不喜欢念头，不想让它出来。或者说散乱好啊，念头越多越能看到它的无常，它的生命。 平时也是这么着的吧？平时也是看到这么吗？是自己อมันต่างกันอย่างนี้เนาะคือมันมีความคิด ที่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กิดจากอะไร แต่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ม่ว่าจะชาติไหนก็จะคล้ายๆ กัน คิดว่า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นี่ย 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ที่มันผิดธรรมดาไล่ความคิดอ่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 ที่คิดว่ามันต้องผิดธรรมดาจะนั่งก็ต้องแบบตั้งท่า ทำใจนิ่งๆก่อนจะเดินอะไรก็ซึ่งไม่ใช่อธิบายนะไม่ใช่ทำธรรมทำอะไรที่มันผิดธรรมดาอะไรใช่ นะ ก็ทำธรรมดาที่สุด ก็แล้วมันก็ฟุ้งฟุ้ง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อ่ะเขาบอก แล้วปกติก่อนมาก็ฟุ้งอย่างเนี้ยอ่ะตอนนี้อธิบายตรงนี้ก่อนให้ให้เข้าใจว่า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ม่ใช่การทำอะไรผิดปกติธรรมดา อื就是说，呃，我们来修行不是啊、 一下子脸一绷绷绷，然后心一紧，开始啊，我要开始用功了啊！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泰国人还是老外学东禅，最开始很多人都是这样，包括修其他法门也是这样。一说进寺院，脸都先臭起来啊！要认真，要有决心， <laughs> 就变成那个样子。就就真的说，这不是动中禅讲的东西啊！我想让你越修。 更更越修就更正常，更正常啊，更自然，更轻松自在，然后他往下走。แต่ตอนนี้เดาอีกแต่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ต่างจากก่อน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คือว่า 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ฟุ้งซ่าน เราคิดมาก แล้วใจเนี่ย เรา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คล้ายๆนี่คือความคิดเนี่ยโถ อันนี้ใจเราโดนความคิดลากไปลากไปนี่ลากไปนั่น ไปอดีต ไปอนาคตไปหน้าไปหลังเราโดนใจลาก แต่ครนี้ ความคิดก็ส่วนหนึ่งใจจะออกมาเป็นผู้รู้ความคิดส่วนหนึ่งมันจะต่างกันตรงนี้ 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โดนลาก ความคิดก็คิดไป สติก็ดูไป มันจะเป็นคนละส่วนกันนะ嗯，尊者说，我们来之前啊，也念头很多， 但是我们是，比如说这是念头啊，然后这是觉心啊，不是这是觉心，不好意思，就是你，这是你的念头，然后你的念头就呃拉着你，一下拉到这里，一下拉到那里，这是之前，现在念头也是很多啊，但是就是说你有一个一直在知道的一个东西，一直在这里。 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看着他，那么他会偶尔的被切断一下，然后他又冒出来，然后你又知道又被切断一下，这就是黄金的时刻就在这里，不急不急。那呢，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มันจะต่างเนี่ย，คือที่เร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นาะอันนี้ตัวยกตัวอย่างแบบคร่าวๆสมมติเรามี啊，สมมติเอาเป็นบ้านก็ได้ บ้านสามหลัง บ้านหลังหนึ่งเรียกว่ากาย บ้านหลังหนึ่งเรียกว่าจิต บ้านหลังหนึ่งเรียกว่าความคิด 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เนี่ย 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จิตมันผูกกันตลอดมันผูกกันตลอดเราก็เลยโดนความคิดหลอกเรา ตลอดตลอดมา คราวนี้ที่เรามาฝึกว่าให้เราออกมารู้ตัวอยู่กับกาย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นี่ย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ว่าอ๋อ อ้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จิตเนี่ย มันเป็นคนละส่วนกัน เราจะแยกมันนะอ๋อสติออกมาดูกาย มันก็จะเห็นจิต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ก็เป็นคนละส่วนกันสามส่วนเนี่ย แต่ก่อนจิต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ผูกกัน พอจิตมันคิด มันโกรธกายก็คอยทุกข์ไปด้วยนะมันจะผูกคันนี้ผูกกันสามส่วนเลยเกี่ยวกัน ทีนี้จะเห็นมันเป็นสองใช่ การแยก การแยกรูปแยกนามการแยกอะไรต่างๆ เนี่ย มันก็จะค่อยเริ่มเริ่มแยกจากตัวนี้แต่ก่อนมันรวมกันหมดเลยตอนหลังก็ค่อยๆแยกม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ออกมาดูกายเนี่ยเราออกมาอยู่บ้านนี้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อีกสองหลังเนี่ยค่ะเอออี่าก大家一次看到都是手指头啊，嗯，这个是身身身身体的身，啊，这边 这两根手指头加在一起是心，这是以前的我们，以前的我们，一个是，一个心，但是用功了之后，我发现，我们来用功了之后，练了之后，发现这一个里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妄念念头，还有一个是知道，还有一个是知道，觉性啊。那么我们平常呃。 就是知道两个，那么我们把啊自己的啊觉知力放在当下的这个身体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两个啪分开了，一个是念头啊，一个是念头，一个是知道，一个知道在中间啊，那么这时候这个知道不会再靠到念头上去，也不会再靠到身上，一个身一个心。 那么说，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叫到，叫见到名字，在中间知道。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有好多疑问啊。不过不不能问了，因为时间关系。等等，有时间我们再继续。 <laughs> 感恩啊！你的问题是要放松。对，你怕他出来，他就是要出来才对。就是我要是放心，我就感觉不到了。 你能感觉到，你肯定感觉到，因为你的手在动作。